严父，我们已经到了警犬能追踪的极限范围，再往前就没法确定了。知道了，这不是下山的路啊！他们一直在往山林深处走，难道是绑匪故意要带两个孩子往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可绑匪这是为什么呢？开出天价赎金又不留任何还价余地，只能说明他的目的从最开始就是人质本身。 也就代表了，撕票、行刑、行刑，那是对已经判定的罪名实施惩罚的行为。申家的罪名是什么？不，跟申小琪的父母没关系。啊？如果我是绑匪，要对申家夫妇进行报复的话，我会先把孩子绑走，索要一个能让申家倾家荡产，但又不至于直接放弃的数目。 比方说，八百万。等申家砸锅卖铁凑齐八百万后，我砍断申小琪的手指送来，再加码到一千二百万。申小琪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其他亲友。等所有人都倾家荡产凑齐一千二百万后，我再割掉他一只耳朵，加码到一千五百万。我的妈呀！所谓温水煮青蛙。 就是要让青蛙看着我，往火堆里一把一把添柴才可怕。山家夫妇将被慢慢逼到无比疯狂、绝望和悲痛的地步，因为他们永远不知道下次凑齐赎金后，到底是会接回孩子，还是继续受到孩子身上的某个部位心理凌迟。对，如果绑匪用了心理凌迟的手段，那么我们就能确定行刑的目标是大人。但现在显然是另外一种情况。 陆顾问，你太可怕了。实际是不会有这种案例的，不过至少你可以确定，绑匪不是我了。晋江文学城、淮上原著、猫耳 FM、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二季第三集。 那么假设，绑匪惩罚的对象是申小琪，包括步威，两个刚刚中考完的学生，社会参与度非常有限，又能犯下什么值得被行刑的罪呢？步威父母双亡，被叔叔收养，会不会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跟情杀有关？嗯，虽然同学们都说步威是个循规蹈矩的女生，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毕竟他的长相确实比较出众。老高，哎，部委的监护人联系上没有？哦，联系上了，正往农家乐赶呢。还有，黄主任把申小杰的电脑搜索记录发过来了。行，走回车上去吧，看看老黄发了什么资料过来。小李，开车。是，严哥。 老高，你说，手机通讯、微信打款、网页搜索等所有记录全都在这儿了。救苦救难的黄主任还给咱画了重点。哎，老高，这搜索记录不会因为开启无痕浏览或及时清除而遗漏一部分吧？黄主任说不会。怎么了？那就有点奇怪了。申小吉在搜天纵山之前，没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搜索记录。 连避暑胜地、周边景点、自由行之类的关键词都没有，感觉像是突然冒出了我要去天纵山这个念头，其他选项根本不考虑似的。呃，现在的孩子基本都是用手机的吧？嗯，万一是看了微信朋友圈推荐呢？建宁市是著名旅游城市，周边景点丰富，就算是看了推荐，也不至于完全不考虑其他任何选项，除非。 他对天纵山有某种执念，你们看看，跟人家学学。知道你们俩是一对恩爱的好基友，别秀了。执念，可能是什么情况呢？陆顾问，陆顾问，情况分很多种。或许同学间流传着天纵山的某种说法，或许重要的亲戚朋友去过，再或者…… 或者什么？哎哎，你怎么了？陆顾问，你没事吧？晕车。我真没收到什么勒索短信。你确定我侄女被绑架了？目前绑匪跟另一个孩子的家人索要两个亿。两个亿？我操！真敢要，两百万我都没有。 没有，绑匪说到期不交就撕票，撕票，不是，警察你们不了解，我不是他法定监护人，平时给他掏学费啊，已经算我很有良心了，是不是？你说你这，哎，怎么了这是？水呢水呢？快把冰水拿来！哦，快快快！哎，严队，水，你先喝点缓缓。 感觉怎么样了？好点没？老高，哎，把电风扇抬过来。小马哥，这位是啊，严队私人顾问，本案智商担当。案情分析到一半，哑火了，到现在，愣没能把后半句话说完。我没事了，你先忙你的。哎，好。如果还有什么不舒服的话，你要说出来啊。哎，你们这边怎么样了？哦，严父。 这是被绑架女生不薇的叔叔汪兴业，刚才市局派车送来的。啊，你好，我是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严邪。他怎么直勾勾看着江婷？我操！难道他认识江婷？王先生，王先生，啊啊哈，呃，警警官，您在看什么呢？那没有，没有。 我看错了，你瞧瞧这眼神儿，看错了。呃呃，是是是是，哦呃，你们刚才说呀，说我侄女被绑架了，我怎么听着那么糊涂呢？我们去隔壁聊。哎哎。啊，呃，严支队，您看我侄女的事儿，您坐。 您刚才看错什么了？啊啊！您刚才把咱们警方的顾问看成了谁？ <laughs> 那那那个，嗨，没事儿。这里只有你跟我，有什么说什么，没关系。我们警察可是什么都查得出来的。呃，我我其实吧。 也没什么，这这都过去好几年了。 <laughs> 我我我我这不是做这个画廊中介生意吗？就认识了几个女画家，所以就就长期在酒店包了个房。结果碰上扫黄打非，这这警察他直接踹门就往里冲，这男人嘛！这关键时刻受了惊吓，那那那简直……你是在哪儿嫖娼被抓的？ 在运动，当然了，这不可能是同一个警察，但是刚才这打眼看过去，这真有几分像，所以我才跟见了鬼似的。有这么巧的事？不过，禁毒口的一线刑警，照片是不会到处公布的，即使牺牲了，也有保密条例。江婷的身份确实没那么容易泄露，而且她还昏迷了三年，容貌、体型和气质都变化不小。 您别介意，我们是刑侦支队，嫖娼、扫黄这事儿都不管。您侄女的事，您都知道了。呃，嘿嘿，是是是，这不赶着从外地回来了吗？不威是您的亲侄女。哎，那孩子呀，还真不是，我就挂个监护人的名义而已。不是，不不不不。 不是您想的那样，啊，他爸呀，是我早年的兄弟，在我有难处的时候呢，帮过我一把。这三四年前呢，跟他老婆一块出意外死了。这小姑娘呢，一方面呢是他爸帮过我，这另一方面呢，这不是也是看他可怜，怕他走了歪路，所以呢就出钱。 供他上个学什么的，反正这九年制义务教育嘛，这学费、生活费呢也花不了多少，毕业后随便上个高中，我呀这就算仁至义尽了。哟，你还真是个好人呐！嘿，您这话说的好人呢，嘿算不上，对得起良心就行。我刚才在外面听了一耳朵。 您没接到绑匪的勒索电话？别提勒索电话了，我连他被绑架我都不知道。这这这早上啊，我听见这公安局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诈骗呢。怎么？您平时跟他联系不多？呃，这个，嗨，确实联系不多。为什么？呃，您这当叔叔的，难道只光出钱，平时也不关心一下？ 这个布威呀，他爹娘刚出事儿的时候，他也就十二三岁大。要是再小点儿呢，好说也能当半个闺女，以后给我养个老送个终。要是再大点儿呢，哪怕十八九岁呀，这说不定呢，以后这哄着骗着，也能给我当个小媳妇儿。 可是这年纪啊，两头不靠，这眼看又快到叛逆期了。我多关心他不要紧，万一呢，别人以为我是个喜欢小女孩的变态什么的，这个，嗨，这不是不好解释吗？哼，也是。那您知道布威这次是跟一个男生同时失踪的吗？哦，那个叫申小琪的是吧？ 我刚才在外边看见他爸妈了，哭的是挺惨的。不过这个， <laughs> 没关系，这里除了你，我没别人。有什么疑虑，你尽管跟我们警察提。这话啊，当着那对夫妻的面，我是不想提；但是对您呢，我就直说了吧。我侄女要是不是当时跟她儿子在一块儿。 现在根本就不会出事儿，对不对？谁知道他们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才会招来绑匪，还连累我侄女？你说这严哥，绑匪来电话了，指明要警方来接。好，王先生，您先别急，也许会有转机，说不定。我去处理一下案情。啊，哎，好好好，您先忙，您先忙。 电话打到申德的手机上，直接说要找你的。黄主任他们正在查，谈判专家会随时给指导手势，能拖多久拖多久。我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严邪，你想干什么？严哥怎么就直接报名字了？两个亿，准备的怎么样了？钱不是问题，但我要先知道人质的安危。两个亿的赎金，人质家属根本掏不起，即便要凑。 也肯定是省里，甚至是部里报批。要是你已经把人质撕票了，国家白出两个亿，到时候，即便你们跑到天涯海角，公安部都不会放过你。 <laughs> 我就在这儿，来抓我呀！我等你。只不过拿不到钱，你们就别想要这个小孩的命。还有一个女孩子呢，你们勒索对象是身家，能不能把那个女孩子还回来？ 绑了就绑了，你们想不花钱就先饶回来一个，做梦！准备两亿现金需要时间，我们愿意给你提供交通工具和不连号的钞票，但在明天傍晚八点零九分之前不可能做到。你必须把时间放宽到起码三天后的晚上十二点，我们这边的现金才有。 还有时间。高文清，告诉季真，加紧追查申小琪的租车公司，抽人去林业局协助追查白尾海雕这条线。另外，以天纵山为关键词，对人质父母、家属、亲戚、朋友、学校老师、同学、浏览器搜索记录等等进行全方位的筛查。我不相信这个旅游地点是从天而降掉进申小琪脑子里的。不论是他还是顾威，谁最先提出去天纵山这个想法的？这两个孩子。 一定被某种信念强烈影响过。是。哎，录音再给我听一遍。什么？刚才的绑匪电话，急诊应该有录音吧？我刚才突然有个不成熟的猜测。好，我放你听。 非常古怪，哪里怪？绑匪好像是两个人，嗯，或者说，他刻意在警方面前展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物性格。你信任我吗？我把你带在身边，不是因为相信你，是希望能相信我自己。那你听着，我接下来的分析。 可能会动摇市公安局的整个侦查方向。你说，我听着。你戴上耳麦，我们再听一遍。两个亿，准备的怎么样了？这句话，绑匪在跟申小琪父亲交涉时重复过几次，每次重复时的声线都比较粗、低沉，起伏很平。问句末尾的“了”字没有上扬，是个比较机械化。 不带感情因素的声调，嗯。但当你与绑匪开始交涉后，他的语音变化了。 <laughs> 我就在这儿，来抓我呀！我等你，听见了吗？他在挑衅前的冷笑，尾调是明显上扬的。你觉得这说明了什么？情绪，对。刚才还机械平直的音调，突然开始变得富有情绪了。再往下。 就绑了，你们想不花钱就收饶回来？梦！如果你不知道这起绑架案的背景，再去掉血衣、海雕、天价赎金和行星宝石等异常要素，光听以上这段录音，你大脑中对绑匪的初步构想是什么样的？一个贪婪、凶狠、心狠手辣的传统绑架犯。是的，传统且典型。 好，现在清除你脑海中那个既定形象，只记住这最后一句话。再联系血衣、海雕、天价赎金等，你对电话那头的判断，还是那个传统典型的绑架犯吗？不，他变了，他变成了一个行刑者，或者说，一个冷酷无情的刑罚执行官。 这个绑匪一直给警方无法捉摸的感觉，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意图表达的非常矛盾。但如果我们把绑匪的异常行为分割成两部分来看，把他当做两个不同的角色，一切就能解释通了。首先，他绑走了申小琪，急切的索要赎金，对警方充满恶意和嘲讽。当他以这个角色出现时，就会使用两个亿。 你们就别想要这个小孩的命了，这种威胁撕票时的惯常用词。但当他身为行刑者时，行为动机似乎就跟金钱完全没有了关系。一方面，两个亿的现金根本带不走，他甚至连钞票不连号这个基本的条件都没提出；另一方面，他摒弃了凶狠和贪婪等情绪，一次次冷酷重复行刑的期限，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行刑欲望。 同时，他对时间把握的精准程度，似乎有种极强的仪式感。仪式感，对。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这个行为和动机都跟金钱无关的行刑者角色，才是绑匪的真实身份。如果说，追求行刑才是他的真正动机，那么绑架，只是导向结果的一个环节。是的，绑架是仪式的一个部分，而仪式。 是把个体对某种事物的内心情绪外化出来，具有情感迁移、一致、潜意识投射等特征。通常而言，追求仪式感代表了人们将内心图景投射到现实，并加以纪念、标记和认同的欲望。而绑架作为行刑者的内心图景，同时是满足他们行刑欲的必须途径，说明很可能这不是第一起绑架案。 每次精确报时不断重复的八点零九分，这个行刑者是在投射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对。喂，魏局，我是严喜。魏局，我有个新的侦查思路，我要集中人力翻查全省范围内过去三年间的类似案卷，这很可能不是绑匪第一次作案。啊，好，我现在马上回市局。 你回来了。啊，之前要求的翻查范围包括过去三年间全省范围内成双成对被绑的青少年男女。是。两名人质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列为首要筛查重点；只有一名人质家属接到勒索电话且金额巨大的，列为次要重点。明白。优先翻阅未能成功解救人质的陈年旧案，不一定发生在建宁，本省下属市县城镇的各级分局派出所都要查。淫父，一次绑俩本来就少见。 人质必须是一对青少年男女吗？男男或女女行吗？行，能找出来就行。这年头，孩子干出什么来，我都不奇怪了。哎，你才是干出什么来，我们都不奇怪呢。方队，离撕票只剩二十多个小时了，你把人都抽回来翻案卷，是嫌时间多的没处打发吗？啊，这事儿啊，方队有所不知，魏局认为绑匪确实有可能不是初犯。 所以，我们希望能通过以前的线索，来尝试一个新的突破方向。哼， <laughs> 这也是魏副局长你做的？微博：建宁市交警闹市鸣笛为豪车开道，热搜无故被撤，豪车究竟何方来头？哈，现在的舆论炒作手法都这样，热个两三天也就过去了。真要是什么都顾及网络舆论，案子还办不完了？ 这话你去跟隔壁交警大队说，人交警大队来市局骂了一上午，现在还没走远呢。方队，您作为禁毒支队长，今儿这是奉哪位局长的意思来质问我？吕局，还是魏副局？你这事儿是我办的不妥，但事出突然，也没有其他办法。如果吕局或魏副局有意见，那我接受他们的批评，以后一定注意，别句句都抬着吕局他们出来说事儿。 你有多少件事办的遮遮掩掩，自己心里清楚。不说远了，就上次那个制毒案，所有人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从现场溜走。我那是去抓捕狙击枪手，并且事后对两位局长都做了说明。方队怕是太久不参与行动了，连市级从权这四个字都忘干净了吧？市级从权，我只怕是你这个副支队办公室里不知道藏了什么鬼。他是什么意思？难道？ 他知道什么了？哼，瞧你这话说的，让不知道的人听了，还以为我在办公室里养了个小情人呢。我告诉你，云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绑架案就剩二十多个小时了，大家都不去翻案卷，在这里围着干什么呢？于于支队，方队的意见非常对。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够稳重，见了犯罪分子就敢一个人往上追，不把自己的安全当回事儿。 以后啊，一定要多加注意。是。不过，既然绑架案的时间紧迫，咱们还是要以大局为重，暂时不要分散他们放在刑侦上的精力。 <laughs> 你说是吧，方队？哼。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不过，那精力也得确实是放在正事上的，是不是啊，于队？哼。没在这干什么呢？ 还不快去干活！几点了？几点了？青少年人质具备社会关系。八点零九分，过去三年间每一宗绑架案、失踪案、疑似诈骗案都给我翻出来，别愣着，快！还有各派出所的案卷，让他们赶紧送过来。喂，是，现场搜救还是没结果？小严，哎，于队，你怎么来了？我听说您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哎呦，老了，终于油尽灯枯了。我今天啊，是来跟吕局谈病退的。 您，走去你办公室聊聊这个绑架案。走了，江宁还在办公室里。啊，可惜我办公室乱，这阵子都没空好好收拾收拾，怕是要让余队看笑话了。哟，这不是挺干净的吗？你别忙泡茶了，我现在呀什么都不能喝，这走两步啊都得听医嘱。 我呀， <laughs> 已经是个废人了。哪儿的话？您是建宁市有史以来的首位女警监，为建宁市立过汗马功劳，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好汉不提当年勇。哎， <laughs> 这次的绑架案呢？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不过听魏副局的意思，你一力主张这并不是孤案，而是系列绑架。是，我们原先的调查思路已经走到绝境。 几乎无法往下推进了，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收获。嗯，现场搜救也没有任何发现吗？痕检、警犬、生命探测仪，能上的都上了，可在这个季节的原始山林，要找两个孩子的踪迹，简直是大海捞针。嗯，您是觉得我们的思路有什么不妥吗？啊，不能说不妥，相反还很有道理，只是我觉得。 嗯，你擅长的方向是组织和审讯，行为分析对你来说有点太专业了。是市局内部有什么人给了你启发吗？他是在试探什么吗？哦，这个确实走投无路，所以打了电话问了一下我爸。我们家不是投资了个私人医院吗？他应该是去问了几个外聘的心理医生。 这么做确实也无可厚非。 <laughs> 我身体情况这样，你独立挑大梁啊是迟早的事。刑侦支队长是公安一线最重要的位置，如果你的判断错误，会有很多人因此受害。同时，如果能影响你的想法，也会有很多人得到不正当的利益。 <sighs> 我希望你的所有决策都不受任何外界影响。 哪怕那影响来自于貌似平静的市局内部，是，我明白。好了，不打扰你办案了，我去旅局办公室，回头咱们再谈啊。出来吧。哼，你怎么看？系列绑架案的案卷查的怎么样了？ 玉珠啊，你来迟了啊！做什么去了？啊，没什么，半路上跟严邪聊了聊这次的案子。呀，您已经开始看了？嗯。胡伟胜吸毒死亡当晚的内部监控录像。唉，我们建宁市局，终究也要变成下一个公州了吗？说起公州，我倒想起个人。嗯。你跟原公州禁毒第二支队江亭。 共同指挥过几次行动，对他有什么评价？江婷，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但一直以来的说法都是，江婷是公猪的头号黑警。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江婷这个人的案情分析确实非常厉害，但除了案情分析之外，任何从他口中说出的话都。 很不可信。他有种非常特殊的本事，就是令人容易轻信，甚至连很多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都难以逃过。我平生见过的犯罪分子很多，但像江婷那样善于隐藏和诱导人心的高手，是绝无仅有的。我确定，当年公州副市长岳广平和卧底铆钉两人的死，都跟他有关。 就是他，漂亮，马强。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所有的行为分析和推断都是错误的，那么两个孩子就死定了。李雨欣，有个案子想请你提供一些线索，关于去年七幺二绑架案中的被害人贺良。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 我淘气，乘风破浪，黑与白交织，灰色的网，看不清黎明前的窗，有一束破云。而。